前面咱们讲，一九四一年的七月啊，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随着这个可爱又可怜的艺术家、电影评论家、苏联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被处决，八爷黯然谢幕，整个苏联的西方面军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明斯克战役的进程呢，剩下就是德军打扫战场、抓俘虏、敛吧敛吧这个被缴获的武器装备。德国人呐。 特别会这个废物利用，苏联的包括英法的装备，人家拿过来修吧修吧，拧吧拧吧，刷上纳粹的黑十字就接着用。就算不能前线突击，在二线支援步兵也很好用。实在不行就交给党卫军，是吧？杀犹太人都能使。苏联人就不行了，坦克别说被击毁了，很简单的一些机械故障，很多这个苏联装甲兵啊，就直接就弃车了。 甚至根本都不知道拿工具箱，你检查一下。再加上这个苏联拙劣的机加工工艺，可想而知，这种装备的非战斗损失会有多少啊！履带掉了不会接，坦克跑掉一轮直接就扔，是吧？你德国人那么打烂成一半了，是吧？这前保险杠和这后备箱全没了，人都能接着使，是吧？所以就这样，在明斯克战役并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 德国人没有给苏联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古德里安和霍特的突击机群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了第聂伯河、别列金纳河和西德维纳河一线，矛头直指苏联西部重镇，有莫斯科门户之称的斯摩棱斯克。说起斯摩棱斯克这个地儿是要命的，这个我专门从这个地图上啊看了一下距离。 比亚威斯托克呢，在战后已经是属于波兰了。从比亚威斯托克到明斯克三百公里，从明斯克到斯摩林斯克三百公里，从斯摩林斯克到莫斯科只有三百七十公里，这几乎可以讲是莫斯科的最后一道防盗门。而且呢，这还是东西方向，南北方向往北可直达列宁格勒。 往南可以很便利地到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这样的重要城市。可以讲，这个斯摩棱斯克在苏联的地理位置上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武汉，九省通衢之地。地形上看，斯摩棱斯克横跨第聂伯河，是苏联至关重要的新兴工业区。连接明斯克跟莫斯科的铁路也从城区通过。 使这个城呢成为苏联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这样的地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再早之前甭说了，最著名的就是一八一二年啊，拿破仑在此地血战一番，对阵的这个名将是俄罗斯的这个元帅巴克莱德托利元帅，而且这个斯大林的老乡、俄军第一勇将巴格拉季昂公爵亲自率领的俄军，那在这儿。 跟拿破仑干仗，最后拿破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而且呢是在俄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才把这地儿呢拿下来。但是这个1941年七月初，苏军所处的形势就没那么势均力敌、从容不迫了。此时啊，这个西方面军总司令是铁木辛哥元帅。顺便说一下啊，这个铁木辛哥的这个翻译问题啊，其实他跟之前那个乌克兰美女总理啊。 寂寞深科是一个发音，这老哥呢，呃，现在可以用一个字儿来呃形容，就是光。首先他是脑袋光，不朽级的啊。从网上看照片呢，都是一个发型啊，亮闪闪的，非常霸气。脸上九个点就是方丈。然后呢，就是他是一个光杆司令。铁木辛格元帅刚接手八爷留下的烂摊子的时候，西方面军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尤其是指挥层。 巴甫洛夫往下自杀的、枪毙的，里里外外算在一块儿，三十个高级军官、情报官都没能幸免啊！所以铁帅上任的时候啊，连这个参谋部都没配齐啊，连德军番号都得问英国人啊，得问英国人，是吧？所以这真是醉了。账面上虽然有四个集团军，但是呢，也就仅剩番号大部分师级单位甚至只剩下一成到三成的兵力。 坦克就剩下二百多辆，飞机是不到四百架，这简直就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对于拿下斯摩宁斯克，德军最高统帅部是自信满满。之前咱们说这个德国广播前线胜利的消息，整个德国从上到下乃至空气中都洋溢着胜利的气息啊！估计都是啤酒花的味道。 无论是这个希特勒还是德军总参谋部啊，都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一个个乐的嘴没这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就这个感觉。希特勒在这个头几天啊，还在责怪中央集团军群放走了很多苏军啊，包饺子包的不好，饺子皮没捏紧，饺子馅露漏出去了。现在也不抱怨了，啊一个劲儿这个夸自个儿的士兵。 人人都得发啊，每个人一个铁十字勋章，批发的，来来来来来，哥几个分分，一毛钱十一个，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啊！而且呢，他跟这个将军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啊，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是吧？他跟那些高级将领们说：“诸位亲，我一开始预测的没错吧？苏联这破房子马上就倒，他们的空军和坦克一开始就让咱们给 K.O. 掉了，现在还有啥呀？还能再造出来吗？” 大家再耐心等几天，等胜利了，我请大家莫斯科喝红菜汤，吃酸黄瓜就咧吧，是吧？窝拉嘎随便造，套娃一人发一个，是吧？冰人要吗？有的是。但是可是，but 他不知道，他打的这个国家叫苏联，这个国家缺心眼儿，缺德就不缺资源，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 只要他们的战争机器转动起来，爆发的潜力极其可怕。就在德国人得意的功夫，几十万的苏联后备力量马上就被召唤了出来。之前就剩一个头衔的光头光杆司令铁木辛哥元帅，一下都扩了啊！老太太摸电门又抖起来了。原来隶属最高统帅部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开往斯莫林斯克前线。 配合在斯摩林斯克地区待命的第十九、第二十集团军，撒豆成兵那种感觉，四个集团军又出现了。还没完，刚刚组建的第二十四、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准备就绪啊，随时可以增援斯摩林斯克啊！My God，等这就是老毛子恐怖的动员能力。此时此刻，德军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 他以为这个苏联就跟英军、法军似的，我都歼灭你四个集团军了，你还不完蛋？对于第聂伯河以东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一些被俘苏军将领的口供。这些人告诉德军，没有什么重兵集团在河对岸。这话确实没错啊，因为他们被俘之前确实不知道啊，这不是想胡说。 现在的铁木辛哥手下握有七个集团军、六千辆坦克、上万门火炮，牛了，拽了，抖了，别铁木辛哥了，那不能叫铁木辛哥，铁木辛大爷。斯大林给这位酒友送行的时候，这个温情脉脉的拉着他的手说：“谢苗啊，这是铁木辛哥的名字。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吧？哎，铁木辛哥啊，得得叫名字啊，咱哥俩。” 好啊，谢苗，看这阵势，这配置，打古德里安这变态应该没问题吧？铁木心哥这时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老大，你别说打败这个变态，我把他单只手给你拎来刷马桶啊！斯大林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小胡子都翘起来，翘飞了，目送着这位爱将奔赴前线。要说交情，这俩人真算是过命的交情。二位相识于一九二零年的查理金前线。 查理金这名字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了，但是1925年查理金有了新名字——斯大林格勒啊，这是斯大林发迹的地方。铁木辛哥当时在斯大林的铁杆酒友布琼尼麾下效力。斯大林在大清洗当中杀人不眨眼，但是对骑兵出身的军官都呵护有加，比如铁木辛哥啊、朱可夫啊，都是为了守住斯摩林斯克。斯大林是把全部的家当。 交给了这位从龙功臣，而这位光头元帅踌躇满志，称绝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雄赳赳气昂昂去抓古德里安这个大流氓。于是，在盛夏的地涅伯河，两股装甲洪流冒着滚滚黑烟干柴烈火般的碰撞到了一起。前面咱们讲过，明斯克战役没有结束的时候，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装甲集群啊，就已经逼近了斯摩林斯克。 就这样呢，双方都有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两军在斯伯林斯克地区邂逅了，擦出了火花。为啥说邂逅呢？德国这边啊，古德里安和霍特几乎是震惊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哪儿来这么一群毛子呀？不是都歼灭了吗？这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吗？情报部门不是说第聂伯河以东没有苏联重兵部队了吗？铁木辛根元帅也一头雾水。 德国装甲部队咋来的这么快呢？他们不是在明斯克吗？三百公里啊啊！一眨眼功夫过来了。他们坐的是三百块是吧？怎么这么回事？应该说，苏军的突然出现确实给了德军一个下马威。七月一号，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遭到了一支由坦克师和摩步师组成的苏军部队的反击，而且呢，德军见到了一款之前从没有见过的坦克。 这就是苏联刚刚服役不久的特三四七六型中型坦克。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